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游泳运动总是在一届又一届的赛事中超越以前的记录，而田径运动中许多项目的记录却长时间停滞。 过去二十年来，在十六届游泳赛事中，各项纪录共被打破二百七十五次；而在二十四届田径赛事中，各项纪录仅被打破一百六十六次，其中三十八次是撑杆跳创造的新纪录。在游泳运动中，任何一项创造于二零零八年以前的世界纪录都没能保持到现在；而在田径运动中， 还有许多记录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创下的。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游泳作为运动的历史更短，在生物力学和技术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研究和改进之处。其次，与游泳相比，跑、跳和投掷是人类遗传密码里带有的动作，这导致田径运动领先了游泳很多年。 十一，游泳运动发展情况怎样？十二，田径运动发展情况怎样？ 十三，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英国国民保健制度 （NHS）。 发表在官网上的忠告称：“久坐对健康有害，不管你进行多少运动，都无济于事。”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，肥胖、二型糖尿病、某些种类的癌症以及早逝均与久坐有关。NHS 建议每坐三十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。他援引健康专家的话说。 必须打断坐着的状态，做些需要站起来完成的事，比如冲咖啡和聊天，甚至是写封信。海明威就是站着写小说的。然而，英国一项新的研究结果证实，只要定期活动，坐着并不比站着对健康的危害更大。研究人员对五千多人开展了为期十六年的跟踪调查。 他们的发现发表在英国《国际流行病学杂志》季刊上。研究结果称，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，任何静止不动、能量消耗低的姿势，或许对健康都是有害的。研究发现，在办公、休闲或看电视期间采取坐姿的调查对象，并未出现死亡风险增加的情况。 这一研究结果使人对作战两用工作台的益处产生了怀疑。目前，用人单位越来越多的向员工提供这种工作台，以营造更健康的办公环境。十四，关于久坐与健康的关系，英国 NHS 官网上的观点是怎样的？ 十五，英国 NHS 的建议是什么？十六，英国一项新的研究结果是怎样的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